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今天学习第三十七课，重点语句是。富士山を見たり、お寿司を食べたりしました。看了富士山，吃了寿司什么的。 本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安娜从静冈回到了东京的宿舍，正在和社监聊这次旅行的情况。好，下面我们来听第三十七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富士山を見たり、お寿司を食べたりしました。看了富士山，吃了寿司什么的。旅行はどうだった？ 富士山を見たり、お寿司を食べたりしました。楽しかったです。それは良かったわね。我来讲解一下。社兼问安娜：“旅行はどうだった？”旅行怎么样？旅行是旅行，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どう是怎么样？ 是询问听话人的情况或者意向的疑问代词。だった，是过去型的句尾用语。でした的轻松语气的说法。因为是疑问句，所以句尾请用声调来读。好，我们来练习一下发音。旅行はどうだった？安娜回答说。富士山を見たり、お寿司を食べたりしました。 看了富士山，吃了寿司什么的，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t a y 这个说法出现了两次呢。是啊，你注意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从多个动作中进行列举时使用 t a y 安娜在这里举出了看富士山和吃寿司这两个例子。啊，原来是这样啊。富士山是富士山。哦，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 后续动词，みます看的他形，見た看了，再加上り就成了みたり。在見た看了的后面加上り就变成了みたり。对。お寿司を食べたり也是一样。お寿司是寿司，在寿司前面加上お，就变成了郑重说法。后面的助词。 表示动作的对象，食べたり是由食べます吃的他行食べた吃了加上り构成的しました是します做的过去形。好，请再听一遍今天的重点语句。富士山を見たり、お寿司を食べたりしました。安娜接着又说，楽しかったです。 特别开心，是形容词，开心快乐的过去形，是句尾的郑重说法。社间回答说：“那太好了。”是那个，在这里指刚刚从说话人那里听到的内容。是表示主题的助词，是形容词。 好的过去形，哇呢的哇是女性语气柔和的表达意见时使用的，和年轻人相比，年长的人用的更多一些。呢是接在句尾的助词，表示说话人对听话人的体验有同感。同样的内容，如果是男性说的话，则不用哇说。それは良かったね。それは良かったね。 无论男女都可以这么说。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三十七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富士山を見たり、お寿司を食べたりしました。看了富士山，吃了寿司什么的。旅行はどうだった？富士山を見たり、お寿司を食べたりしました。楽しかったです。 それはよかったわね。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康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下表示举例的“他り”的用法呢？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私が教えましょう。德勇老师说。 在多个行为当中选取两三个进行举例时，可分别在动词的他形后面加上 l 将它们排列之后，在句尾加上 s ます s 做或者 s h s 做了或者 s たいです e s 想做等。例如，在短句当中，安娜在金刚体验了很多事情。 他从中列举了去富士山和吃寿司这两个事例，向社监进行介绍。在“みます”看的他行見た”后面加上“り”就变成了“見たり”。在“食べます”吃的他行食べた”后面加上“り”就变成了“食べたり”。看了富士山，吃了寿司什么的，用日语说就是“富士山を見たり”。 お寿司を食べたりしました。这些都是安娜在旅行中的体验。像这样使用他里列举动作的话，就可以让对方明白，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动作。另一方面，如果列举意义相反的动作的话，则表示将动作重复很多次。例如，走来走去是。行ったり来たりします。日语里先说去。 后说来，直译的话就是走去走来。还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这句话用日语说呢，就是“つけたり消したりします”。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金。 接下来是身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今天我们来看看有关疲劳的说法。ヘトヘト、ヘトヘト，听起来很有疲劳的感觉。ヘトヘト，形容精疲力尽、疲惫不堪的样子。比如因为长时间旅行而感到疲劳时，就可以这样说。くたくた、くたくた。 也形容疲劳、体虚、松弛无力的样子。烹调的时候，将菜煮得软烂，也可以这样形容。只是听一听就觉得很累了。除此之外呢，还有这样的说法：“good d a d y good d a d y 形容因为疲劳或生病而瘫软无力的样子。比如可以说，因为发高烧而 “good d a d y 身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ヘトヘト、クタクタ、ぐったり。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えっと、よ买了金刚有名的茶叶曲奇送给我嘎桑。 礼品的种类实在太多，让人眼花缭乱。不但有曲奇，还有茶叶、糖果和茶叶巧克力什么的。日本人开发礼品的热情真是让人佩服。好，听众朋友，第三十七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富士山を見たり、お寿司を食べたりしました。 看了富士山，吃了寿司什么的。下节课，一向活泼开朗的安娜出了一点小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欢迎您到时收听。